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蒙哥马利策划的市场花园行动失败，德国西部莱茵河天险呢依然岿然不动，双方就一直耗到了四四年十二月。不过盟军这边呢，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消沉啊，反而是一片这个。 乐观祥和的景象啊！蒙哥马利说：“那个市场花园行动赢了百分之九十啊！”当然，这话就太扯了，没听这个战争，你要么是赢，要么是输，没听说赢百分之九十了，是吧？蒙哥马利还觉得自个儿挺挺挺不错的，给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说我准备这个回家过圣诞节啊，然后信里呢还附了一张这个五英镑的账单，因为之前呢他俩曾经打赌，艾森豪威尔说呢，一九四四年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现在呢。 眼看是没戏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该结账了啊，该结账了啊，这个你你得给我五英镑啊。情商很高的艾森豪威尔没把这太当回事儿啊，回信说你等着瞧吧啊，到日子呢肯定给你钱啊。可见呢，大家心情都很放松。十二月十六号，那蒙哥马利跟全体官兵发表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啊，德国人现在啊只能被动防御，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啊。 然而，老天爷就是这么喜欢跟骄傲的人开玩乐。这天下午就传来德军发动进攻的消息。其实这次进攻啊，从凌晨就开始了，只是消息很慢，才传到了后方。德军进攻矛头直指阿登森林地区。四年前，正是从这儿，他们根据曼施坦因计划，出其不意的突破了法国人的防线，最终获得了闪击西欧的胜利。这次，他们又从这儿进攻。 而盟军居然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呐还得从希特勒这边说。要说这个时候，希特勒的日子是不好过呀。东边刚被苏联人的巴格拉齐昂行动打残了中央集团军群，西边盟军又推进到了国境线，但是元首就是元首，怎么可能轻易死心呢？ 别看德国这边缺兵少将，汽油也严重不足，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的战线大大缩短，这就有了闪转腾挪的余地。于是，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希特勒下士就想出了一个让他的将军们惊掉下巴的大胆计划：集合德国最后的家底儿，两个装甲集团军，走四年前的老路，从阿登森林突破，把美英军队从中间撕裂。 一分为二，最终直插大西洋海岸，占领安特卫普。他说：“如果我们这么一来，就能把英国人赶回岛上。美国佬战斗力本来就不行，后方家乡听到伤亡惨重的消息就会崩溃，然后就会退出战争。这样咱就可以腾出手来收拾苏联人了。为了迷惑敌人，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叫‘守望莱茵’。守望莱茵这个计划野心太大了。” 打到德军上下没一个人同意。盟军这个时候在西欧有多少人呢？将近两百万，拿二十万人杀过去，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啊！希特勒说没事这次我亲自拟定作战计划，你们执行就得了。于是呢，希特勒下士拟定好作战计划，被送到了这个西线德军总司令伦德斯泰特元帅和 B 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手里。两位元帅拿出来一看，计划极其详尽。 啥时候炮轰，啥时候前进都给写好了，末了还备注一条，内容不得更改。这么一来，德军所有将领就成了机器人，完全是被动执行命令。敢于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有这个时候的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他说：“咱们要这么干的话，拿什么来应付苏联人正在酝酿的冬季攻势呢？”希特勒大怒，当众训斥古德里安说：“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五年德国陆军。” 在这一时期，我获得的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也比不上。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而且把所有的施里芬文件都读过。我比你们清楚的多。没想到古德里安这个人心直口快，一点不惧，一一列出苏军在什么时候打的，个地方集结了多少兵力。希特勒一听就疯了，冲他咆哮啊！据说希特勒。 封到底的时候能跪地啃地毯，那希特勒就跟那古德里安说：“说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这些胡话谁说的？马上崩了他！”就这么一来，那希特勒强行命令德军进攻啊。不过呢，德军将领虽然没人认同，但是不得不说，非常认真的执行了命令。行动总指挥是这个伦德斯泰特元帅，不过他因为反对进攻，所以基本上没怎么管，交给下面人办了。 所有准备工作进行的非常隐蔽。短短几周，德军悄悄地在阿登地区集合了二十个师、二十五万人的部队，兵分三路。右翼是迪特里希上将指挥的第六党卫军装甲集团军，这一路也是进攻主力，拥有六百多辆坦克。中路曼陀菲尔上将指挥的第五装甲集团军，左翼是几个步兵师负责掩护。格林答应凑一千架飞机。 最终呢，兑现了七百架。啊，在他们的对面驻守阿登地区的，是美国霍奇斯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的五个步兵师。这些部队呢，都是从前线撤下来的，师老兵疲，也没有做任何准备。为了配合“守望莱茵”行动，德国人呢，还搞了个施救计划，找来之前营救墨索里尼的那位党卫军的亡命之徒斯科尔策尼，让他亲自挑选一千多个会讲英语的士兵，组成突击小队。 在德国军装外面套上美国军装，乘坐美国吉普车，渗透到后方，然后大肆开展破坏和行动，比如偷袭落单的美军呐，切断电话线啊，弄乱路牌啊，布置假的雷区标志啊，等等。这些人给美军造成的混乱一点不比主力部队小。进攻开始仅一天，美军防线就被突破，两个团的部队投降，这也是二战美军最大规模的投降。 直到此时，艾森豪威尔这边才真正重视起来，赶紧召集将领们开会。先命令第82和第101空降师火速增援，然后说咱们应该在德国人南部发动反击，进攻他们的侧翼。于是，艾森豪威尔转过头来问巴顿：“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发动进攻？是吧？”巴顿毫不犹豫的回答：“十二月二十二号早晨。”大家一听，觉得你这是瞎说吧？是吧这么几天，你就能让部队来个大拐弯？巴顿详细的给他们解释了他的计划。 哪天派谁进攻到哪儿啊？因为之前他是唯一一个预感到德军有可能进攻的人，所以早就做了准备。他还警告过布莱德雷，可惜没被重视。德国人选的这个进攻时机特别好，连续几天阴云密布，盟军的空中优势发挥不出来。几天时间，他的坦克就已经深入美军防线。 不过，跟他们的预想不太一样的是，本来应该发挥主力作用的迪特利希的部队很快陷入了混乱。原来呢，希特勒为了保密，也为了少听点反对意见，在进攻前很晚才告知大家咱们要干什么，而且极度注意保密。但是这么一来，秘密是保住了，但是这些指挥官也就没有时间详细研究作战计划。迪特利希这些人本来就不熟悉地形，这边道路特别崎岖，很快坦克就把路堵上了。 汽油也所剩无几，只有党卫军上校派普指挥的先头部队进展还不错。派普很猛，命令部队抢占友军道路，抢夺友军燃料，不顾一切往前冲。派普本人在进攻开始之后，连续九天九夜没合眼睡觉。他狂热的战斗精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被他俘虏的美军军官后来回忆说：“派普和他的部队，与其说为了信仰战斗，不如说这帮人是热爱战斗本身。” 他们是真正的魔鬼。在一个叫马尔梅迪的小村子，派普下令把一百八十多个美军战俘赶在一起，用机关枪射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尔梅迪惨案。战后呢，派普也为此上了军事法庭。不过，狂热归狂热，党卫军的表现实在是糟糕，白瞎了这六百多辆坦克。这就该轮到中路的曼托菲尔将军一展身手。在进攻开始之前。 曼陀菲尔拿到希特勒的命令，一看，里边写着早上七点半开始炮击，十一点步兵冲锋之后装甲部队出动，是吧？曼陀菲尔差点气乐了，是吧？说咱们这位下士总司令这不是胡闹吗？马上拟了一个新的方案给莫德尔，那莫德尔就带着他一块儿去见希特勒。见到希特勒，年轻的曼陀菲尔滔滔不绝就把自己的意见说了。他说：“你看，咱要是先炮轰的话，美国人肯定有准备。” 所以，咱们得在凌晨借着夜色掩护突然进攻，然后用探照灯冲天上照，用云层把光线反射下来，还要组织一些突击营渗透防线。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一声不吭，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这些措施就让曼托菲尔的进攻出乎意料的成功，一举超过了迪特里西，直扑交通要道巴斯通。美军完全被打懵了，只能仓皇撤退。 不过在这个时候，有一支部队跟其他人逆流而上，赶在德国人包围圈合拢之前冲进了巴斯通，这就是第幺零幺空降师。行军路上有人跟他们喊：“哎，哥们儿，你们走错方向了，巴斯通马上要被包围了。”幺零幺师的士兵就回答他们：“我们是空降兵，生来就是要被包围的。”这支部队一开过来，马上就建立了顽固防线。曼托菲尔打了两天没打下来，就派人呐过去这个劝降。 幺零幺空降师代理师长麦考利夫准将看完劝降信，直接就把信给扔了，嘴里呢嘟囔了一个英文单词，nuts，啊就是 nuts，啊，就是坚果啊，这个英英语里是坚果，但是这是一句美国俚语，啊意思就是疯子啊，神经病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送信的这个这个呃德国军官听不懂，啊就愣在那儿了，啊不知道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投降啊。 是吧？副官就跟麦考利夫将军说：“他等您回信呢。”哎，不过我觉得呀，刚才您用的那词儿就不错。啊。于是“那死”啊这个词儿一下就在美军中间传开了，是吧？士气大受鼓舞。啊。曼托菲尔一瞅这块硬骨头不好啃，只好绕过去继续前进，准备强渡马斯河。巴顿这边也在飞速前进，啊，手下精锐第二装甲师如离弦之箭，目标直指巴斯通。啊，巴顿知道这个。 麦考利夫回了个那次，是吧？你想巴顿这人多糙啊，满嘴糙话，这张嘴都是他妈的，你个兔崽子，枪毙你，全都是这话，是吧？然后就问手下的人，哎，说这兔崽子真这么回答的德国人？然后人说是啊，他就这么回答的。那次，一定得把这个王八蛋救出来啊！那么巴顿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救出幺零幺师？曼陀菲尔又能否创造奇迹呢？咱们下一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